В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 и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 Автор книги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пешнев. Тексты из учебника. Текст номер один. Страница 135. И ар сан сан ар и 一二三四五六七. Текст номер два. Страница 136. Сюэшен то. Шу. Шао. Рен то. 桌子少，小学生多，大学生少。Текст номер три, страница 139. 我的屋子，这就是我的屋子。我的屋子很亮，也很干净。 这里有两个窗户，一个门。窗台上有四盆花儿。左边儿是一张书桌子，两把椅子和书柜子。 书桌子上有我的书本子和墨水儿，在书桌子里有钢笔、铅笔、尺子和橡皮，右边儿。 是一个衣柜和一张床，在墙上挂着一幅画。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на отдельные 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трудности. Первое. Придыхательные полузвонкие. Пупа. Пайпи. 包赔，逼迫，爆破，爆兵，陪伴，旁边，碰壁，普遍，发报，发炮，爬山，爬山，鼻子。 皮子饱了，跑了。带头灯塔，打听动弹，倒退态度，替代田地，图钉。 妥当，河道，河套，退款，退款，肚子，兔子，读书，图书，Упражнение два，庄重，正直。 战争转折，自在总则，最早曾祖制造种族捉贼装醉自制。 组织杂志，做主摘豆子，摘豆子，主力，主力，棉籽，棉籽，知识，知识。 练习三。经济解决艰巨。将军请求恰巧亲切，缺欠。 新鲜，学校，形象，休息，请进，精巧，向前，精细，夏季，弃居。 性急、轻贱、不 р о ж д е н и четыре，仍然容忍、柔软、热肉、日子、绕远、认识、任务。 招惹、传染、牛乳、强弱。这是练习五：语句、预约、圆圈。 允许区域学员选举均匀羽毛运动月光瘸子。 头晕。歌曲。麻雀。海军。Упражнение шесть. 车辙。特色。可乐？可贺。得意。 隔断，革命，科学，彻底，社会，热情，责任，道德，规格，功课。 宿舍推测庆贺甘蔗幌子，不是你你写集体记录朴素。 负责，克服差距。祝贺妇女，积极曲折，发达基础，刻苦努力。 读书，复习，举例，笔记，合理，启发，复杂，大局，必须，估计，继续。 鼓励、互助、戏曲、土离、储蓄、和睦、大陆、弥补、土坡、麻布、旅客。 发达，蜡笔，歌谱，热茶，特殊土地，实际，都市法则，迷失，克服，局部。 练习八：摆布、背包、辨别、壁报、北边、批评、偏旁、乒乓、评判、拼盘。 买卖，美漫，牧民，面貌，麦棉，方法，吩咐，奋发，大豆，单打。 担当，带动，道德，剃头，陶土，团体，探讨，梯田，男女，能耐，恼怒，老练。 拉力、理论、劳力、流利、改革、果干、巩固、高贵、骨干。Упражнение девять, десять и одиннадцать. прочита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без звукозаписи. Упражнение 12. Сочетание тонов. Первое. Хэтанг, гуафэнг, цангуан, дунгунг, ингай, Фашао. дунфанг, гуангуанг, 中央 飞机，山坡，交通，村庄，专科，精装，关心，吸烟，编书，开锅，高中，收发。 秋千，托生，收兵，阿金对吧？非常欢迎家庭新年中文刷牙山羊沙皇。 先于关怀、交流、发言、插图、英文、天然、安全、优良、光荣、曲折、吹牛。 今年，屈原，西游，亲娘，二进三，歌舞，烟火，开始，钢笔，家长，操场，黑板。 思想工厂，优美精彩，生产发展拍手出版真理烧水参考恭请。钟摆。 扑网，欢喜，欣喜，说谎。一、四，高兴，帮助，蔬菜，公费，吃饭，猪肉，公共医院。 书架，音乐，希望，松树，宾客，都会，工作，深夜，天地，鲜货，粗细，欢乐。 丰富、交换、压迫、说话、二二、和您学习、同学、男孩、年级、银行、平常、黎明。 农民、河床、鱼塘、岩石、黄河、平炉、田螺、竹林、陶瓷、麻绳、原则、怀疑。 同时停留，重叠，球鞋，二一，结婚，房间，聊天，时间，红花，农村，晴天。 国歌，泥沙，棉衣，提纲，图钉，船舱，河山，长江，人家，茶杯，前方，桥墩。 楼窗南风，旗杆圆规，没车。二三，你好，可以，也许啤酒，祖母，等等。 五鬼，手表，来晚，门口，游览，嗯，词典，嗯，洗脸，嗯，南北，牛马，长短，嗯，财宝，主板，嗯，毛笔。 食品，凉水，牛奶，苹果，描写，i 七四，名片，电话，白菜，牛肉，一下，然后，别墅，楼上。 床被一定不错，河岸一共随便劳驾学校城市十月革命卢布杂志。 城外楼下一个，二进，手机已经早操哪些？每天北京比方好吃果子。 首先，体温。小八，可惜，堵车，许多，老师，小说，首都，北风，火车，普通。 楷书，起初，祖宗，对的吧？小孩，可能，美元，起床，语文，表达，语言，主席。 坦白，祖国，北风，可怜，感情，小船，散文，考察，赏罚，总结，朗读，起头。 整齐，澡堂，旅行，文化。три четыре。我要，请进。两万，我姓。请问，几步？晚会。 早饭、饮料、祖父、以后、好看、美丽、暑假、考试、讨论、讲课、保卫、努力、笔画、手套、晚饭。 有意，感谢。四四四四，各样，大概，自费，下课，预报，剧院，电视，电户，睡觉，再见，散步，看病。 现在见面，上课，注意照相，算账，电报，互助，竞赛，外贸，路费，汉字。Четыре один，菜单，念书。 大街，电梯，电车，大衣，唱歌，闹钟，自修，汽车，一般、电灯，月刊，兽医，辣椒，被单。 正东，蛋清，病菌，隶书，半天，印刷，必须，特征，去对了对吧？放糖，大学，化学，作文。 矿泉一直著名换钱大楼地图教材调查负责落实课堂皱纹配合。 爱情，不协。政权，季节。稻田，汽油。对联。第几号码。父母。各种。在哪？地理。 历史，地铁，下雨，跳舞，下雪，睡醒，重点，电脑，字母，队长，至少，特写。 办法、饭碗、报纸、汉语、字典、电影、户口。二、сочетание с нулевым тоном. 一零。A. 桌子、村子、跟头。 说了，开了，吃着，喝着，家里，他的，拉起，听过，身上，说下，出来，飞去，张开，封住。 刷吧，他们，叔叔，哥哥，亲戚，咕噜、妻子，对吧 n 啊，孩子，儿子，绳子，馒头，成了。 熟了，留着。谁的？红的。提起，苹过，学过。房上，年下，查着。回来，出去。 离开，拦住，行吗，爷爷？咱们，三轮，我们，你的，我的，等着，怎么？好了，有的，椅子，五个。 晚上，爪子里头有的懂的，躺着起来，尾巴底下找过，躲开，跑去挡着，去对里那儿。 这是妹妹、弟弟。这里肚子、帽子、木头。坐着，大的，力气，放开，碰着，站住，看过，过来。

国际歌委员会科学院普通话芭蕾舞世界观旅行社火车站西红柿心理学。 古汉语，篮球队，小学校。Упражнение четырнадцать четырехсложные сочетания. Такумус，牢不可破，全心全意，理直气壮，高谈阔论。 百货商店，民主革命，世界冠军，四库全书，文学遗产，和平共处，民族解放，革命传统，积极分子。 实事求是. Упражнение 15. Пятисложные сочетания. 今天谁进城？他说您要来。书香不太沉。出发成问题。八千零二十。 我要吃饭去。总算开到了。几处都看过，请看新样子。那位说故事，孩子真可爱。别的都很贵，一个多礼拜。咱们吃米饭。 爷爷亲手做，Упражнение т н а д 发展国民体质，邀请同学讲话，打破保守思想。我要整理诗稿，这是玫瑰花吧？ 更要谈得清楚。努力学好普通话，买到白米五斤半。午饭油饼炒鸡蛋，不识字哪会济公？ 进学校，努力用功。过年后有话要说。你们到过这里吧？我的木头棍子呢？找着位子坐下了。姐姐那里问了吗？Упражнение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Тинг Е С». Шуанг Чен, Мин Юэ Гуанг, И Ши, Ди Шанг Шуанг, Чу Тоу, Ванг Мин Юэ, Ди Тоу, Си Гу Сянг.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春夜，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夜田。月夜，荞麦。 Хуа ру xuе. Китай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 Тема 1. Исходные элементы общения. Микротема 1. Ни хао. Ни хао. Зао. Зао. Микротема 2. Variant A，我要和您认识认识，可以吗？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我很高兴。Variant B，对不起，我们认识一下。 好好，我姓王，认识您很高兴。我叫彼得，认识您我也很高兴。你的汉语说的不错。哪里？哪里？ 微特写三。您好，您好，王同志，请进，请进。这是我朋友，这是我妻子。您好，啊，我的名片。 这是我家里的电话号码。这是我的手机。您有名片吗？对不起，没有。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幺幺四三。 九七六。主题二：家庭。微主题一。您好。哦，李先生，请进，请进。谢谢。来，我帮助你一下。谢谢。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v а р и а н т А. 勤勤，这是我妈妈，这是我爸爸。您好，母亲，父亲，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вариант Б. 这是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микро тема два. 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你忙什么？多坐一会儿吧。不点啊，家里等着我呢。你家里都有谁？我父母、两个姐姐和我。 你祖父、祖母还在吗？祖父已经死了。祖母还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谢谢。再见。不要客气。 再见。别客气。再见。вариант 家里有一点事。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 你多大了？十八了。我还得到我父母那里去。你结婚了吗？结婚了。还没呢。 有小孩吗？有一个男孩有一个女孩几岁了？两岁了。Тема тр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你在哪儿念书？ 我在圣彼得堡大学念书，几年级？一年级。你学习什么？我是东方系的学生，我学习中文。 你学习中国语文还是学习中国历史？我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你是公费的还是自费的？ 我是自费的。你们的大学在哪儿？离这里不远，在涅瓦河岸街上。你们的大学有多少学生？大概。 有两万多人学习中文的人多不多？相当多，六七十个人。大学有多少个系？一共有二十个系左右。 比方，东方系、历史系、地理系、物理系、化学系等等。你们一年级学习什么？我们一年级。 学习中文、英文、中国地理、历史等等。Тема четыре. Пища. Микротема один. 请坐，坐吧，别客气。谢谢。 вариант а. 你吃了吗？吃过了。喝点中国茶吧。好，谢谢。вариант b. 吃点中国饭吧。谢谢，我刚吃。 你尝尝，这是中国菜，吃吧，别客气。怎么样？嘿，真好吃让我看看菜单儿。 你吃什么？菜单里有什么？有汤，有肉，有各种各样的菜。有什么汤？有白菜汤，肉汤，鸡汤。 鱼汤，我喝白菜汤。有什么菜？有鱼，有牛肉、羊肉、猪肉，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你喜欢吃什么？随便。喝啤酒吗？谢谢。我不会喝酒。那你喝什么饮料？果汁，可乐。 我喝一瓶儿矿泉水。我也喝一瓶儿矿泉水。中国人讲究先吃菜后喝汤。 对了，俄罗斯人讲究先喝汤后吃菜。中国人讲究喝茶不放糖。对了，俄罗斯人讲究喝茶一定放糖。 Тема 5. Ориентация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икротема 1. Нихао. Нихао. Шангнарчуа. Шангдашуэчу. Нина. Чу тушугуан. Чилама. Хаймэйна. 再见。 再见。Microtema 2。劳驾，我跟您打听打听，涅瓦大街在哪儿？那我说不上，对不起。Microtema 3。 对不起，我麻烦您一下，请您告诉我大学在哪儿？这就是，那就是。谢谢您。 麻烦您一下，请问到圣彼得堡大学怎么走？离这里不远，您一直往前走，然后往右拐，过桥。 哪里再问一问？好，谢谢。m i c r o t i 5，Variant A。麻烦您下，请问到大学去应该坐什么车？ 先坐地铁，坐三站，然后转十路无轨电车，或者七路公共汽车、电车，坐到终点。

洗手间在哪儿？在楼下。您下了楼以后，往左拐，右面第二个门就是。我问你。 这里咖啡厅在哪儿？在楼上。上了楼以后，往右拐。那里就是。我麻烦你一下。 第二十号房间在哪儿？坐电梯坐到五楼，那里在问 h 问。Тема шесть: Здоровье. Микротема один. 看你的样子。 你有一点不舒服。不，很好。我病了，我有一点头疼、咳嗽、肚子、手、腿。 你去医院看过病了吗？你去医院找大夫看过病了吗？你去医院找医生看过病了吗？去了。还没呢。 今天下午去。来，我带你去。谢谢。没关系，不用了，我自己去。谢谢。 微小体二，你哪儿疼？我头疼。你是什么时候病的？昨天晚上。你试了体温了吗？我有一点发烧。 三十七点五度，我觉得这是感冒。你身体怎么样？谢谢，现在好了。今天外头冷。 多穿点儿。祝你身体健康。怎么写？报个的。今天外头天气怎么样？今天外头是阴天，是晴天。 有太阳，冷、热、暖和、凉快，冷死了，热死了，下雨，下雪。 刮风，下大雪，刮大风。今天外头几度？今天外头零上十二度。 天气多么好啊！可以不穿大衣，不戴帽子。天气预报说什么？天气预报说明天。 会更暖和。主题八：十 o r i и n t a t i o n во времени。микро тема один，вариант а。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可惜我没有手表。对不起。 вариант б. 对不起，我跟您打听打听。现在几点钟了？两点钟了。谢谢。вариант c. 你的表。 几点钟了？两点二十分。可是我的表慢，可是我的表快。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两点一刻。你是什么时候走的？两点半。有点晚。对不起。你现在有功夫吗？我现在很忙。过五分钟。 可能有一点空时间。对不起，我来晚了。涅瓦大街堵车了。没事儿，请进。 两点零五分，两点十分，两点三刻，差一刻三点，差五分三点，差二十分三点，挂钟。 闹钟。Microteam 课主题三。王文，你好，怎么样？还可以。咱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你明天有功夫吗？哎呀，明天我有点事，后天行不行？那几点？我下午一点五十下课，然后。 就没什么事了。咱们在哪里见面？就在我们的学校门口。那我差十分两点，在楼下等你。好。 不见不散。就这样吧，再见。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北京来的。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前天，一九九六年 m i c r o t 圣彼得堡的名胜古迹，你已经。 参观了哪些地方？我已经参观了东宫博物馆、彼得夏宫、沙皇村。今天还打算到歌舞剧院。 去看芭蕾舞，《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你去了吗？还没呢。那个地方很著名，是革命重点。 圣彼得堡有许多美丽的景点。明天我们还打算观光城市，准备参观伊萨克大教堂。 圣彼得堡，夏天比冬天好，可是常常下雨。夏天可以逛公园、乘船游览。也许后天，我们坐汽车。 去芬兰湾，可是还不一定。микро тема четыре。这个多少钱？三百卢布。那我买两个。 米其林五在哪儿？可以换钱。过马路对面就有一个银行。一美元换多少卢布？我不知道，那里问了问。 Тема 10. Праздник. 你打算怎么样过圣诞节？国庆节、五一节、新年，我还不知道。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去我的别墅。你呢？我们几个人想组织一个小晚会，可是还不一定。你大概很喜欢跳舞吧？不。 我不会跳舞，我只会唱歌。晚上在涅瓦河岸街上非常好看，特别是放烟火的时候。Тема одиннадцать. Книга. 我看你这里的书。 不少。对了，我非常喜欢看书。我有很多有意思的书。书架子上的那本蓝色的书是关于什么？ 那是汉俄词典。我以为那是一本教科书。中文书你看得懂吗？恐怕现在还看不懂。这本画刊。 很好看，差不多每页上都有美丽的插图。除了画刊以外，我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和报纸。Тема двенадцать. Мой день. 我每天早上七点钟睡醒，七点零五分起床，然后我做早操。做完早操，我收拾床被，洗脸。 刷牙，吃早饭，然后上大学去。我们九点钟开始上课，一般我们有三节课，有的时候。 有四节课，下课以后，我回家去，我回宿舍去，我在家里做家庭作业，有的时候。 我在东方系图书馆自修，做完家庭作业，我休息。平常我在家里玩电脑，有的时候。 到街上去散散步。晚上，我喜欢看书、听音乐、看电视，有的时候跟朋友、同学打电话。 聊天儿，我夜里十二点钟睡觉。